小记者常鲜，此时真有夺门而出的冲动。他是记者不假，是需要各种新闻话题不假，可是眼下他听到的这个料实在太猛，猛的让他有些招架不住。荣耀史上的头号大神叶秋居然是一个假身份，这得是荣耀成立联盟以来最大的一个一个什么呢？ 常先顺势想用“丑闻”这个措辞的，可是他从心底却又并不认同这是一个丑闻。眼前的这个人只是使用了一个假身份，但比赛都是他打的，对手都是他击败的，胜利都是他取得的，三连冠以及叶秋包揽的各项荣誉，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，只不过这些荣誉并不属于叶秋。 而是属于眼前的这个人，他的行为是违反了联盟的规定，但从比赛所需要的公平性上来讲，却没有任何影响。他只是借用了一个身份，而后一直是本人在打。相对而言，那些修改年龄的选手对公平的破坏反倒更严重一些吧。这也正是让长仙纠结的根本所在。 这是一个劲爆的猛料，如果揭露，他有可能因此扬名立万；可是与此同时，将会伤害到很多人。眼前的叶修队长、星星战队、嘉世战队，还有无数的粉丝，都将因为这件事承受很多痛苦。如果这确实是一个仿佛比赛中服用兴奋剂一般的丑闻，揭露常先会觉得义不容辞。 但问题是，常先的心底不觉得这是丑闻，只是借用了一个身份，其他通通都是真实的。每一场比赛，每一次胜负，每一个冠军都是真实的。除了那个叫叶秋的人，其实不是叶秋。而这有影响到比赛的胜负吗？叶修说他当时没有身份证，这才用了别人的。这显然是出于无奈。 而后的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改正，是骑虎难下，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？常先不得而知。他只是觉得一个身份而已，既然不存在代打一类的作弊现象，真的不算什么。就是因为常先有这种看法，所以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猛料，他很纠结，他左右为难，他后悔进了这道门。 恨不得让时光倒流，他一定会回避走开。然而现在这些已经太晚。常先心乱如麻的时候，家世的陶轩和崔丽何尝不是？这个消息对他二人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。但更让两人不忿的是，捅出这么大篓子的叶修，居然还是平日那副满不在乎的模样，好像事件与他无关。 他是在坐看好戏一般。冒名顶替这件事，严肃对待的话，你应该承担法律责任。崔丽实在见不得这个家伙这副模样，结果冷冷的来了一句，恐吓的意味相当明显。结果他看到的叶修，却依然是那令他讨厌的满不在乎的模样。是啊，你们准备严肃对待吗？ 崔丽吐血。这家伙真是无耻！严肃对待，他们怎么严肃对待？和叶修对簿公堂，指责他冒名他人和他们签署各项合同，这和曝光出这件事有什么区别？现在家事要做的就是遮掩这件事吧，以免累及他们。更何况，真和这家伙追究这件事的话，法律上家事确实可以站住脚。 但从道义上，恐怕会受到指责。叶修是冒名顶替了，但数年来对家世的贡献可是实打实的。家世如此追究，典型的得了便宜卖乖，如此操作根本得不偿失。至于事件中的另一当事人，那就更不要幻想了，那是眼前这货的双胞胎兄弟。 难道指望人家站出来追究自家兄弟冒名顶替的法律责任？我现在先要确认一件事情：这些年来一直在比赛的人都是你吧？你那个兄弟真正的叶秋，没有在比赛场上出现过吧？ <laughs> 一直是我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玄乎。那就好，那这件事可操作的余地还是挺大的。 同样遭受过五雷轰顶的陶轩，到底是比部下崔丽强点。此时没有去咬牙介意叶修的态度，已经冷静下来，在思考怎么处理这件事。对于联盟而言，他们也不会愿意接受这种真相的。连续三年的总冠军、最佳选手、联盟头号大神身份居然是假的，这对联盟的声誉也是很大的打击。 陶轩，这是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看待问题。联盟同样不会希望这种事情曝光。可眼下，这家伙就要比赛露面了，总得有个合理的解释吧？崔丽说：“只要内部可以沟通好，对外解释并不难。”嗯，有道理。得尽快先找联盟方面的人沟通一下，怎么和他们交这个底儿呢？ 陶轩思考上了，接着就听房门被人敲响，一屋子人顿时都有点做贼被人发觉的感觉。离门最近的常先一直都还没回过神来呢，此时颤声问了一句：“谁啊？”“我，冯宪君冯宪君那是谁啊？好像有点耳熟。”小记者接触人物的层面还低。 对于大人物的名字反应难免要慢一些，但家世的两位继五雷轰顶以后，再度追加了一个连击。崔里不服强已经完全站不住了，陶轩也没了刚才从容冷静的模样。他是分析的挺到位的，是准备找联盟的人沟通来着，但他妈的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和联盟主席直接沟通。 星星几位此时可也不再是看围观心态了。陈果果断出主意：“先藏起来吧，厕所、床底下。”结果最从容的还得说是叶修，依旧是满不在乎的笑容。算了，该来的总要来的。唐老板对厉害分析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我觉得不难说清。好，开门吧。 陶轩也知早晚都得需要面对，既然都赶到面前了，他也不是那种逃避的人。门边的长仙这时已经反应过来，门外的人居然是联盟主席了，连续的震惊，让他产生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心情，反倒有些平静了，挺从容的把门打开了。哟，人不少啊！冯宪君进门。 看到家世的陶轩，意外了一下。陶轩笑笑，上前和冯宪军握手问好。冯宪军的目光跟着在房间里一转，看到叶修，哈哈一笑，拿手点了点说：“叶秋，果然是在这里。”常贤顿时觉得，更猛烈的暴风雨已经要来了。这时，冯宪军的两个随从正在跟着进屋。 楼梯口那边，狂奔七楼的曹广成气喘吁吁的冲上来，正看到尾巴，连忙又是加速冲刺。只见房门已要徐徐关上，连忙大叫：“哎，等等！”长贤探头一看，是曹广成，顿时大喜。这边的猛料，他真的完全不知该如何处理，有曹哥在，那可就好了。 常先的心情从进这屋开始，第一次感觉到轻松。正准备放开门等曹广成，那边崔丽却忙问了一句：“什么人？”“我们记者站的曹哥。”记者站，曹哥。崔丽稍一反应，回过神来：“曹广成，关门！啊关门！”常先哪敢说半个不字。 慌慌张张的，连忙就将门给关上了。曹广成此时已经跑近，看得清楚，是常先那小子无视自己的招呼锁门，顿时大怒。这小兔崽子，平时看的挺老实厚道的，想不到也这么狡猾，想独霸这次的新闻话题。曹广成怒气冲冲，但却也不敢在那一屋子人面前失礼。 冲到近前儿，平了平情绪后，当当当，门响的礼貌之极。曹记者是吧？你请回吧，这边不方便接受采访。应门传出的是崔丽的声音。曹广成一听，浑身就已经冰凉。家世的人他是相当了解，崔丽说这种话的，那今天他是别想进这门了，不方便接受采访。 妈的，常仙那小子就在里面呢。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宁可让常仙这小子旁观，居然不让自己进门？是常仙这小子使了什么手段吗？没可能啊！他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鬼，有什么法子能摆弄的家事经理给他独占资源？曹广成恼啊，恨呐，却又不敢再纠缠。 掏出手机就给常贤打电话，结果关机。操！曹广成心下狂骂，进不去又舍不得离开，趴在门上试图想听点什么，但联盟组织赛事安排的酒店隔音不至于那么糟糕。他这样趴在门上，屋里正常的说话声是怎么也听不到的。曹广成彻底失望了。 屋里，冯宪君已经感觉到气氛有点怪异了，而崔丽呢，此时又怒了，因为刚刚常先说曹广成的时候，他终于想起来眼前这个眼熟的人是谁了，这是记者呀。内部沟通，内部沟通，记者那能算是内部人士吗？这种时候，最最最最最该防的人就是记者呀。 结果他们居然就当着一个记者的面讨论了半天。他和陶轩不知道这是记者，兴欣的人也不知道吗？叶修，你脑子进浆糊了？这人进来的时候居然不知道让他回避，存心给我们制造难题吗？崔丽那个火呀，和叶修鱼死网破的心情都有了。而冯宪君呢，感觉到气氛有点怪，却也没多问。 接着继续他来的主题，你们相信，好像还有个叫叶修的。叶修笑，把一边沙发椅上坐着的魏琛一脚踹起来。主仙，你也先坐。怎么？最近心脏挺好的吧？呃，挺好的，我可就说了。啊。你要说什么？我就是叶修。